相比起前任主席冯宪军的运气，其实还是相当好的。他开始执掌联盟的时候，叶秋风头已尽，黄金一代大肆崛起，职业圈中呈现出了人才大爆炸的繁荣景象。不过运气虽好，冯宪军却也有着幸福的烦恼。正因为人才太多，所以职业圈里再没有出现过像叶秋这样具有统治力的选手。 捧谁来当联盟的代言人？这着实让冯宪军感到烦恼。论成绩的话，叶秋之后夺冠的战队共有三支：霸图、微草、蓝雨。霸图战队王牌选手韩文清，叶秋死敌，终于在叶秋三连冠之后摧毁了家世的统治地位。冯宪军也是在该年接任了联盟主席。 一上手就想将韩文清捧为第一人，结果韩文清那霸气外露的个人形象，怎么处理都好像是犯罪电影的宣传照一样。游戏在很多人眼中本就是洪水猛兽了，再搞个这样一脸犯罪特征的家伙当代言人，怎么看也像是要打压职业联盟。这个计划，冯宪军最终匆忙叫停了。 霸图之后，微草夺冠。王牌选手王杰希是有魔术师之称的华丽选手，但是很遗憾，王杰希这个人的样貌有明显瑕疵。他那双大小眼在镜头下时常都会显得特别恐怖。王杰希的形象实在也有点不好操作。不过叶秋之后，王杰希的两冠无疑分量最足，可以说是这一时期联盟领军人物。 对他联盟最终到底没像面对韩文清那样直接逃避，只是也没有表现出十分强烈的热情就是了。而微草两冠之间，蓝雨拿下一冠，队中两位当家选手是著名的黄金一代，形象气质也都拿得出手。但是很可惜的是，冯宪军个人极其不喜欢黄少天这位选手，啰里吧嗦的个人风格。 放在上年纪的人眼里，那就是不稳重的表现。冯宪军可不想联盟的代言人是这样一个家伙。这一转眼，冯宪军任内四个赛季就过去了，没有重点对象，只能铺开撒网。因此而生的造星运动却也大为成功，联盟涌现出无数深受玩家喜爱的明星选手。这从历年全明星周末的盛况可见一斑。 但是，群星虽然璀璨，却始终缺少最亮的一颗。直至周泽楷出现，这位选手的横空出世让联盟造星运动达到了顶点。他先天就具备很多优势和条件，而后完美的达成了一项又一项引人注目的成就。轮回战队现在已是联盟新贵，可是，在周泽楷加入之前。 不过是一支连季后赛都打不进的中下弱旅，结果因为周泽楷的加入，咸鱼大翻身，从一支弱旅一直到现在的卫冕冠军。轮回这样的强力崛起是目前联盟中绝无仅有的。除轮回之外，夺过冠军的嘉世、霸图、微草、蓝雨，都是从联盟初期就开始奠定基础的老牌劲旅。 他们在网游中拥有最强大的工会，这就是他们基础扎实的最好证明。而轮回从一支弱旅，最终打破了这种豪门垄断。一切就是从他们拥有了周泽楷这位天才选手开始。如此的轮回，绝对已是豪门之一。周泽楷更是无可争议的联盟第一人。冯宪军期待了很久的领军人物终于出现。 事实上，从第七赛季起，联盟对周泽楷的倾向就已经很明显了。只不过，既然是竞技项目，没有最终的冠军奖杯的话，说服力总是差些。而这一切在第八赛季之后就已经过去。周泽楷从民间到官方都无可争议的站到了顶峰，无数媒体也放言为他呐喊，认为周泽楷的出现将联盟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。 从联盟的一系统统计来看，冯宪军也不会否认这一点。轮回夺冠年，联盟的总体收入确实相比之前几个赛季有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，而新赛季无数话题性极强的转会，更是让第九赛季所受的关注创下历史新高。荣耀联盟正在走向下一步的繁荣，这个时候居然来了一波爆发性的失误。 这让冯宪军不能不担忧。目前反馈的数据来看，这一个月失误疯狂的比赛质量暂时还没有引起玩家的广泛关注。一来，很少有玩家会全面关注所有赛事；二来，玩家也不会系统的去留意技术统计的数据。但是，玩家不留意。 那些专门寻找话题、制造话题的舆论媒体，又怎会忽视？媒体的习惯也是在一月末会总评一下当月形势。这个二月的诡异，注定是逃不过媒体的关注，相信很快就会得到大肆报道。玩家们后知后觉后，联盟怎么也得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。 就手头拿到这些从各战队搜集到的真相，实在不是一个漂亮的说法。难道真就这样告诉玩家们，这个月的比赛质量差、失误多，是因为职业选手们沉迷于网游？这太滑稽了。更让冯宪军感到棘手的是，各大战队在网游中的这种竞争，他也是无法叫停的。 因为这也是联盟持续发展的保证。组建联赛却不脱离网游，这是荣耀联赛一直以来的特色。联赛初期，正是凭借这一十分贴近玩家粉丝的设计，让荣耀竞技在众多电子竞技项目中打开了局面，并步步繁荣，走到了今天。电子竞技呀，都是依托于电子游戏。 而一个游戏能持续火爆这么久，无论网游还是单机，那都可以说是奇迹。这是荣耀网游和荣耀联盟的双赢，双方可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要拆散这种特别的模式。但让冯宪军郁闷的是，其实如果只是各大战队之间竞争，也不至于造成现在这样的局面。 历次游戏更新时的赛事统计，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。这一次，全是因为叶秋和他的那什么星星战队，各队反馈的东西似乎都在证明着这一点。叶秋，难道去找那家伙让他不要胡来？冯宪军想着就摇了摇头。先不说这要求管得太宽，对方根本没理由听从。 就算合情合理，叶秋那是随便就会听命于人的主吗？如果是的话，金城义主席也不会留下叶秋的存在，让荣耀联盟的发展至少延缓了两年的感慨了。冯宪军最终能够得着的，也就是各大战队的，而且也没法直接下什么禁令一类，只能是劝导一般的和各战队沟通一下。 冯宪军琢磨了一下，索性以私人名义对联赛排名前十的战队有关人员进行了一次召集，准备大家一起来场座谈会。联盟召集各队一起开个会什么的，也算是常事儿了。二月的特殊性，各大战队自己心里也有事儿，所以默不作声的也就响应了主席的这次召唤，一起跑联盟总部喝茶来了。 冯宪军也没点名来什么人，各大战队也就按一般参会的标配来人，俱乐部经理加战队队长的组合。十队二十人，联盟总部一号会议室的大圆桌，这些人一点也不陌生。这次座谈看来也果然不是太正式，座次都没有排。各队人来了，相互招呼着，随便就找位置落座。 差不多的时间，冯宪军主席也来到了会场。会场一片安静。要说什么事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，因为在每个人的面前都摆着一份报纸。二月二十八日周五版的《电子竞技周报》就在头版头条上，以各种触目的数字，把二月荣耀职业联赛的失误总数给标了出来。在这之下。 再用其他时期的失误数进行对比，让玩家知道二月的这个失误总数是多么的惊艳。 <clears throat> 冯宪军似有意似无意的拿手按在了他桌前的报纸上，清了清嗓，终于是开口了：“这个情况不太好啊。”冯宪军直接就开门见山了。 现在被报道出来，影响肯定是无法避免的。我所希望的是，使大家能快些走上正规来。各大经理、诸位队长都是苦笑，他们何尝不想啊？可眼下的情况有点鱼和熊掌不可兼得。网游里的材料不能不抢，而这一抢，状态也肯定会受影响的。两全其美。 大家都想，可这不是没有办法吗？其实，如果不是叶秋在添乱，不至于这样。队长也都会轮班倒去抢 BOSS，上过一线，此时算是最有发言权的。目前联赛排名第十的雷霆战队现任队长刘浩果断把叶秋供了出来。原家是副队长刘浩，在夏季家世与雷霆的转会中。 与队员贺明一起成了嘉世收购肖时钦的筹码，结果到了雷霆战队，刘浩矮子里拔将军，最终居然被奉为队长。但是眼下的雷霆哪里入得了刘浩的法眼？从到这儿第一天起，刘浩就已经在谋求更好的出路。不过总算他知道，想有好的出路，就得先有好的表现。 这大半赛季，身为队长的他在比赛中发挥竟然异常出色，率领雷霆排名第十，居然还有一线冲击季后赛的希望。能出成绩，刘浩当然也会去珍惜，于是也就越发的卖力，甚至为了雷霆争起了野图 BOSS，自然也是希望让队伍实力再强几分，季后赛有机会进入。 那任何一个职业选手都会竭尽全力的。只可惜雷霆网游公会的实力本就不强，再加上有叶秋添乱，雷霆在抢 BOSS 方面的苍白让刘浩脸红。这一肚子怨念，刘浩当然会尽可能的指向叶秋了。他对叶秋的怨恨和他在不在家是完全无关。